课文四，在教室。昨天的考试怎么样？你都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你都做完了没有？题太多，我没做完。懂。完。题。